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那个题的答案有问题吧？ 你是说那个填空题吗？是啊，这里填“举办”“举行”都可以。对，这个题有问题，得重新改改。那个题怎么了？ 十四，你的汉语说的很流利，词语用的很丰富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其实没你说的那么厉害。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有三年了吧。关于难的，可以知道。 十五，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材料这么多，我估计看不完了。来得及，复习要注意方法，看主要内容。只能这样了，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。难的认为应该怎么复习？ 十六，妈妈，后面这几页书我明天再看行吗？别养成坏习惯，记住，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。那您快把刚才没吃完的蛋糕拿出来，我现在就把它吃光。你这孩子就知道吃。妈妈让孩子做什么？ 十七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李校长在吗？他去吃午饭了，您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有些材料要交给他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您等等他吧。女的找李校长做什么？ 十八，现在哪种体育杂志比较好看呢？你知道《体育世界》吗？那个杂志的内容比较精彩，图片很漂亮，很吸引人。我怎么听说买那本杂志的人很少呢？主要是它价格定得太高，不少人虽然喜欢，但因为觉得太贵，只好放弃了。 这个杂志没有以下哪个特点？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对新闻工作者来说。 获得及时准确的消息特别重要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学会选择，因为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但不是所有的都值得写在报纸上。只有那些热点问题才会得到大家的注意和关心。十九，根据这段话，新闻工作者要学会什么？ 二十，根据这段话，哪些消息应该写在报纸上？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我来中国差不多一年了，大家都说我的中文很流利，有不少人问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多交一些中国朋友，经常和他们聊天儿。还有遇到不认识的词语，我会马上查词典，然后写在笔记本上，有空就复习复习，这样慢慢积累。 我的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二十一，关于说话人，下列哪个正确？二十二，遇到不认识的词。 说话人会怎么办？